《丁神灯》：从前，在阿拉伯沙漠里有一个王国，王国里住着一个贫穷的裁缝。裁缝有一个儿子叫阿拉丁，他每天都带着他的宠物一只叫阿布的猴子在集市上玩耍。哈，哈 <laughs> 哈，哈哈，哈哈，不幸的是，在他十六岁那年，他的父亲去世了。母亲，我会去店里工作赚钱，别担心。 所以阿拉丁开始在父亲的店铺里工作。有一天，一位陌生人来到店里。“你好，阿拉丁，我听说了你父亲去世的消息。我当时不在城里，我以前从没见过你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的叔叔。我很多年前就离开了这个地方。哦，叔叔，我听父亲说起过你。我来这里。” 是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一个宝藏的秘密。跟我来吧，跟我来。宝藏？好，那走吧。阿拉丁骑上他的骆驼，开始了旅程。他们在沙漠里走了很多天，最后来到两座大山中间的一个峡谷里。就是这里，捡些木柴，把火点上。木柴点燃以后。 这个人往火里撒了一把粉末，又念诵了一些咒语，地面就开始震动，然后裂开了。地下升起一块大石头，石头上面有一个戒指。啊，哦，怎么了，叔叔？我有点害怕。别害怕，只管照我说的做。在石头下面有一个宝藏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宝藏就是你的了。先把这个戒指戴上。 阿拉丁戴上了戒指，石头挪开了，露出一个通往地下的台阶。在台阶的尽头，你会看到一个花园，里面有很多果树。但记着，什么都不要碰，否则你会马上死掉。穿过花园，一直往前走，你会看见一盏油灯。把油灯里的油倒掉，然后拿出来给我。这把戒指。 会保护你的。阿拉丁小心地沿着台阶走下去，什么都不敢碰。台阶的尽头果然有一个种满果树的花园，好像好漂亮的水果呀。阿拉丁很饿，他忍不住摘了一个苹果，那个摘下的苹果忽然变成了一个宝石。哇哦！他又摘了一把葡萄，葡萄变成了珍珠。 阿拉丁一路上摘了很多水果，然后他看到一盏点燃的油灯。他把油灯里的油倒掉，放到宝石上面，然后返回台阶。他的魔法师叔叔正在焦急地等着。来，把油灯递给我。我手里拿满了东西，来帮帮我，叔叔。你这个笨蛋，赶紧把油灯交给我。 否则你就永远待在这儿吧！一气之下，魔法师念了几句咒语，石门关了起来。阿拉丁被关在了山洞里。叔叔，叔叔，让我出去！叔叔，叔叔，我真不该相信那个家伙。阿拉丁哭了好多天，等着别人来救他，但是一个人都没有。哦，谁来救我出去？ 主啊，救救我吧！当他祈祷的时候，不小心碰到了手上的戒指。奇怪的是，他突然就回到了家里。 <laughs> 哦，这么多天你到哪里去了？我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。阿拉丁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，并把得来的宝贝给母亲看。 这把油灯太旧了，他就开始擦拭这个油灯。突然，油灯里钻出一个巨大的魔鬼。哈哈哈哈！夫人，你拿着神灯就是我的主人，请说出你的愿望。阿拉丁和母亲都惊呆了。 <gasps> 阿拉丁的母亲想跟魔鬼要一桌美食，因为他们已经饿了很多天了。魔鬼立刻就变出了一堆银色盘子。 每个盘子里都装满了美食，有烤肉、糕点和奶油面包等。阿拉丁和母亲美美的饱餐了一顿。嗯嗯。母亲到集市上把盘子卖了，换回一些生活用品。有一天，阿拉丁和阿布正在集市上散步，忽然听到宣告声：“关闭店铺。” 清扫道路，胆敢偷看公主者将被砍头。公主，我还没见过公主呢，今天要好好看看。阿拉丁藏在一堆木桶中间，轿子过来了，公主正隔着帘子向外看，阿拉丁立马就被公主的美貌给迷住了。哇哦，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，我要娶她。 他跑回家，把自己的心上人告诉了母亲。 <laughs> 你怎么敢想要娶公主？如果苏丹王知道了，不揍扁你才怪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你只管去宫殿里提亲，带一些我拿回来的宝石作为礼物。母亲拿了一些宝石，用丝绸包起来，她来到苏丹王的宫殿，卫兵拦着她，不让她进。 当苏丹王看到他手中的丝绸包裹后，很好奇。嗯，放他进来。多谢陛下，我今天是来替儿子向公主求婚的。我的儿子深深的爱上了公主。 <laughs> 哈哈哈哈哈！把我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，这不是笑话吗？我倒要看看。 你带了什么求婚礼物？他打开包裹，向苏丹王展示水果变成的奇珍异石。哇哦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宝石，我很吃惊。但是在我答应求婚之前，你的儿子要先证明他自己，让他带满满四十托盘这样的宝石来求婚。 每个托盘都要由衣着华丽的仆人端着。遵命，陛下。母亲回到家里，把苏丹王的要求告诉了阿拉丁。哈哈，别担心。阿拉丁摩擦神灯，把苏丹王的要求告诉了魔鬼。魔鬼变出一屋子的仆人，端着托盘和宝石，带这些去见苏丹王，他一定会高兴的。 阿拉丁的母亲立刻带着这些礼物去见苏丹王。你再一次让我很吃惊，不过你的儿子应该建造一座华丽的宫殿来和我的女儿居住。母亲回到家里，把苏丹王的条件告诉了阿拉丁。阿拉丁立刻摩擦神灯，向魔鬼许愿。魔鬼一夜之间就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宫殿。 苏丹王隔着窗户就能看到这座宫殿。魔鬼又在两座宫殿之间铺了一条红地毯。好样的，魔鬼！现在给我变一身贵族的衣服和一匹漂亮的白马。好的，主人，如您所愿。魔鬼给他穿上最华丽的礼服。阿拉丁骑着一匹漂亮的白马前往苏丹王的宫殿。很高兴见到你，年轻人。你证明了你自己。 你值得拥有我的女儿，我同意你们结婚，开始准备婚礼吧。阿拉丁和公主幸福的结婚了，整个王国都充满了幸福和欢乐。阿拉丁成了王国的名人，魔法师也听说了阿拉丁的富有和婚礼。这孩子是怎么逃出来的？他一定是偷了我的神灯。 变出了这些财富，我要教训教训他。于是，魔法师又来到阿拉丁的王国，他扮作一个油灯商人，趁阿拉丁不在家时，来到阿拉丁的宫殿。旧灯换新灯，旧灯换新灯喽！如果我能给阿拉丁换一盏新灯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他这把旧灯已经用了太久了。 他拿出神灯，跟魔法师做了交换。魔法师立刻摩擦神灯，召唤出魔鬼。你拿着神灯就是我的主人，请说出您的愿望。把这座宫殿和公主都变到遥远的沙漠里去，不要让任何人找到。轰的一声，宫殿就消失了。苏丹王从窗户里看到阿拉丁的宫殿不见了。 他马上把阿拉丁叫到他的宫殿。都是你的诡计俩，把我的女儿弄丢了。给你四天时间把我女儿找回来，否则就等着砍头吧。我会找到她的，我保证。阿拉丁整整寻找了三天，但是却没能找到公主。我必须求助于戒指了，他会帮我的。 我要见我的公主。然后他就来到了他的宫殿旁边，他的宫殿孤零零地矗立在一个大沙漠里。他冲进宫殿，看到了公主，两人相拥而泣。 <laughs> 公主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阿拉丁。别担心，我知道怎么逃离这里，并拿回神灯。 阿拉丁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公主，并给了她一个药瓶，这是一种可以让人昏迷的迷药。阿拉丁藏在窗帘后面观望，魔法师走了进来。哦，亲爱的穆斯塔法，我给你做了果汁，请喝一些吧。我的公主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把果汁给我，即使是毒药。 我也要喝，喝，哈哈！公主把果汁倒进杯子，并加了几滴迷药，然后递给魔法师。呃，天怎么变呃黑了？魔法师的眼睛慢慢闭上了，他晕倒在桌子上。阿拉丁立刻出来，从他身上找到了神灯。主人啊，主人！ 你拿着神灯，就是我的主人，请说出你的愿望，把我们和我的宫殿再变回苏丹的王国里，把这个狡猾的魔法师留在荒漠里，别让他再走出去。魔鬼按他说的做了，他们又回到了王国里。看到阿拉丁如此英勇，苏丹王把王位传给了他，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加冕礼。从此，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。